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三十二集。凡间极其注重宗祀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，这其中的祀就是归洛涵管。 除非写明了寄给自家先祖，否则无论祭天、祭山还是祭河，最终都统一到洛寒这里。洛寒既然知道下面人没有诓骗他，那丹江的事儿就得管管了。他不插手自然的凋零更替，但是这种人为使河流改道、影响众多生灵的逆天之举却不被允许。洛涵给上游的祭司托了警告梦后，今日的任务可算能暂告一段落了。 洛寒抬头，看到林清霄依然专注地翻看书页，他坐姿轻正笔直，白衣如冰雪般笼罩在他身上。洛寒看着林清霄的姿势，再看看自己的，终于明白了正常人和变态的差距究竟在哪里。林清霄这种可怕的自制力和执行力，即便不修仙，无论在什么领域，他都会是食物链顶端吧。 连人界一个偏僻州的山川地理都了如指掌，林清霄的脑子和其他人当真是一样的构造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有林清霄这样一个活动的词典，洛寒处理日常事务快速很多。毕竟他连仙界三十六重天的名字都叫不明白，让他独立去管六界各式各样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他真的不行。林清霄刚才一直没有逼他学习。 洛寒好了，伤疤忘了疼，竟然对林青霄生出那么一点点感激。多谢你，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林青霄眼神都不动，没有。洛寒劲儿也起来了。穿越前经常见那些霸道总裁随手一甩就是一沓黑卡，我堂堂霸道天道，竟然连这点牌面都没有。洛寒依然坚持说：“你说吧，你如果有什么想要的，可以许愿。” 林青霄感到好笑了，他合上书，手指还落在扉页上，带着些微笑意问：“然后呢？”洛寒再一次看到了林青霄笑，他的笑容虽然清浅，可是比起上午时的昙花一现，现在无疑真实多了。洛寒被美色冲昏头脑，一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“嗯，你有所求就可以许愿，说不定实现了呢。” 但是不是所有都能实现，毕竟还是有原则的。洛寒说完，觉得自己这话毫无诚意。能被林清霄当做愿望的事情，想也知道不会普通。然而普通的他不需要许愿，他许愿的洛寒实现不了，到头来还不是什么都没说。洛寒有心挽回自己霸道天道的颜面，补充道：“虽然未必能实现。” 但是你会变得幸运。幸运，林青霄觉得这个幼崽儿有时候很跳脱，有时候又很可爱。他微微收敛了笑。他虽然感念幼崽这份心，但还是不苟情面的说道：“别侥幸了，虽然没事了，就去学习。我不会忘记这件事的。”屋内侍女将琉璃帘架起，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 众仙士簇拥着素仪芳走到内殿，他们衣带上带起细微的香风，铜炉上袅袅的青烟因此晃动了几下。素仪芳拖着长长的华丽衣摆，她坐在榻上，两旁的侍女立刻上前搬果盘、添茶、打扇。素仪芳喝了口灵茶，拖着慢悠悠的调子问：“外面的凶手抓起来了吗？”“已经用困魔锁锁起来了。” 家主和几位长老现在正在检查禁地，想必很快就能将凶兽重新封印了。苏一方点点头。林显红离开时，外面人刚刚传话，凶兽跑出来了。苏一方本以为要闹一整天，没想到比他预料的快了很多。苏一方说道：“封印了就好，放他在外面，一天下来指不定要祸害多少东西，让人连门都没法出。” 是谁将凶兽制服的？哼，才片刻功夫就抓起来了，倒是机敏。侍女微不可察的停顿了一下，低头道：“十二公子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素一芳的脸色也变了。是他？是？素一芳沉默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语言快过理智，忽然问道：“那大公子呢？” 大公子也在问天门，只不过大公子手上有伤，不能大动，所以是二公子出面的。素衣芳轻轻哦了一声，对这个理由不置可否。林崇玉刚刚续接了手，不能打斗是事实，可是林清霄独自一人制服了凶兽也是事实。这样想来，林崇玉这次受伤还受对了，要不然两人一样在全胜状态，一样是同父兄弟。 林清霄行，林重玉却不行，该如何圆场？素衣芳产生一种极矛盾的心理。她得知林清霄才是她的亲生儿子后，对林显红和白灵鸾的厌恶几乎达到顶峰。她恨白灵鸾，更恨林显红。但是换到两个孩子身上，她依然觉得林重玉才是她的儿子，反而对林清霄没什么真实感。 一千年的感情做不得假，何况林崇玉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是无辜的。诚然，林青霄也是无辜的，可是林青霄仅是因为些许口舌之争就斩断了林崇玉的手，这样的心性，岂不是被白灵鸾养久了，移了性子？虽然林崇玉回来后说是他不忍手足相残，故而让着林青霄，但是素一方哪能不知道啊？ 是林崇玉力有不敌，被林青霄打败后削断了手。素衣方光想想林崇玉从碧云秘境回来时的状况，都受不了。后来素隐月哭着和他述说秘境里的事，素衣方听到林崇玉断手的那一刹那，心悸得喘不过气来。而这些，都是林青霄做的。林青霄完全清醒，他是故意这样做的。 素衣芳也不愿意这样想，飘零了一千年的亲儿子。然而，生恩养恩密不可分，和一出生就被抱走的亲生儿子比，显然是相处了一千年的林重玉更加亲近。原来，素衣芳以为林清霄是白灵鸾那个贱人的私生子，看见他就恨得牙痒，恨不得拔其筋抽其骨。现在知道了真相。 苏怡芳就算知道林青霄受苦了，也总是忍不住以挑剔的目光看他。林青霄的性子是真的不太讨喜，何况关他今日的行为，恐怕对他这个亲娘也有怨呢。苏怡芳问：“现在他们都在何处？”表小姐好像被凶兽伤到了，大公子送表小姐回去养伤，二公子似乎去藏书阁了。藏书阁。 素一方讶异：“他去藏书阁做什么？莫非藏书阁有什么和凶兽相关的东西？”小仙也不知。侍女摇摇头说道：“不过，听藏书阁那边的人说，二公子似乎是去看书了。”看书。素仪方越发惊诧了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他竟然静得下心思看书？”这一点侍女也无话可说。 二公子是中山的神话，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二公子总是可以的。素一方诧异了一会儿，越发觉得这个孩子怪异，简直格格不入。素一方不由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还是崇玉贴心，和尹月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不像他爹。可惜，可惜啊，终究。” 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这一点侍女不敢贸然接。主子的事情，他们哪敢掺和呀？无论家主还是两位公子，哪一个他们都说不得。别看素仪芳现在骂家主薄情，可是等林显红回来，素仪芳和家主依然是至亲至疏夫妻，而两位公子更不必说，一个是养子，一个是亲子，哪一个都比他们亲近。 他们这些侍女要是真应和了素一方的话，才有的是好果子吃呢。侍女为素一方打扇，去着素一方的表情，小心的说：“夫人，您毕竟是明媒正娶的正室夫人，灵山应龙族的嫡之小姐。家主并非是非不分的人，旁的人就算再得宠，也断不会越过您去。您福泽深厚，尚有娘家灵山撑腰。” 下有两位公子孝顺，您的福气长着呢。这个旁的人是指谁？再明显不过。外面因为白灵鸾诞下二公子的缘故，都抬举白灵鸾一声白夫人。可是，在素一方屋里，却没人敢称呼白灵鸾为夫人，唯有正妻素一方才有资格被称为夫人。以前，素一方一直是林清霄为眼中钉，一方面是因为女人的嫉妒。 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地位。龙族是等级森森的丛林法则，强者为尊，弱者不配说话。别看素宜方现在风风光光地做着正妻，等明日庶子发达了，素宜方立刻就会被人从正式的位置上踢下去，换庶子的生母来做中山的大夫人。胜者为王，这就是龙族的法则。便是素宜方的娘家，也说不得什么。 苏一芳的父亲当年也是踏着上一任嫡支的鲜血成为灵山之主的，所以龙族每一位家主、每一位强者都是嫡出。之后各族之间通婚，彼此联姻，一来交换利益，二来增强后代的血脉力量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嫡出子嗣的战斗力是远远超过庶支的，因为每一位嫡子都是上一任内斗胜利者的子嗣。 素一方先前一直很奇怪，他是纯正的应龙一族，父兄俱天赋出众。白灵鸾一个仙魔混血生出来的孩子，怎么可能超过他的呢？事实证明，确实没有超过。素一方一想到这点就膈应，他恨白灵鸾，也恨林显红。不过有一说一，林清霄才是素一方的亲生儿子，那素一方的身份危机其实也迎刃而解了。 素衣方刚才以挑剔的语气对林青霄指指点点，可是现在却理所应当的觉得林青霄会向着他。他养了林重玉一千年，和林重玉的母子感情做不得假，林重玉必然是向着他的。而林青霄的生母是他，林青霄总不至于向着白灵鸾那个卑贱的仙魔杂种吧？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